锵锵三人行，这个到大年三十前的最后一集节目啊，就是播我们录过的跟这个周星驰的星爷的这个两集节目了。嗯，所以我算了一下，今天这集节目啊，是你们俩最后一次有机会啊，给大家拜年。 对对对，不对，这个话不对，这个 <laughs> 农历年，你们你们在徐老师在聚忌讳这玩意儿，你现在给他讲这个是干什么？不对，你们俩真是哎呀， <laughs> 你 <laughs> 你们俩已经说错了，说错了，徐老师啊，徐老师装了支架的人吓着了，就是最后一次在蛇年到来之前，向我们的这个锵锵的观众对了来拜年，所以徐老师哎，我都没提醒，徐老师自己主动穿了一身红。 对吧？像办这个什么哈 <laughs> 红白喜事一样，我 <laughs> 来 <laughs> 点红白不事，你在这里，白喜在这里，我们俩家不白你这红白喜事，哎，徐老师该给穿成五四青年这样，给大家拜拜年，那就拜个早年吧，拜个早年，蛇年就要到了，嗯嗯。 说什么呢？ <laughs> 得说两句啊。嗯，新年好，好了，好，这徐老师就是这样了，装的像不像？吉祥，吉祥怎么样？文道，文道，给大家一点吉祥话。那就希望大家新年自在、心安、平呃吉祥。对，嗯，我觉得我应该是灾过去了，因为就在蛇年即将到来之前呢，我生完蛇了。哦，你生完了，你那个蛇。你们生过吗？ 没有，广东话叫上小时候生过，对，带状疱疹，对，哎，小时候生过，嗯，将来老年了很可能也会生，就是带状疱疹。 <laughs> 这这这今天就没好话，这样你看，今天 <laughs> 真的毁红白喜事，我说你老了还得生。不是，现在有特效药， <laughs> 到时候你们问我，你们问我，肯定不会要你们很多钱的。好，好，好，好，这种时候还想抽水，对，这哎，这就是什么这个这个香港人的心理，对吧？ 像本来呢，香港人是最实在的，讲利益的，对吧？利不到不为财啊，这都是香港人教给我的。嗯。但是，所以我觉得香港人啊，你说他多好政治吗好像他好政治啊是虚的，但我觉得也不是。这几年挺挺挺认真的在好政治，大家都。但是我仍然觉得呢，他有点虚，不知道哪来的。嗯。可是我见过香港人真正有反应的是什么？你不能动了他的这个奶酪。 他的奶粉 <laughs> 就是他真正的切身利益被动了的时候啊，那他这个反应是不得就不干了。你现在香港变成了一个奶粉急缺港，是吧？现在政府战战略物资吧，战略要宣布也不叫战略储备物资，储备物资，法定储备物资。嗯，不管港人还是外地人，他现在就是说啊，你只要离开香港，只准最多两罐罐，两罐奶粉，两罐奶粉。 嗯，两块白粉 <laughs> <laughs> 那就值钱了，那就我每人能带两罐白粉 <laughs> 了，都发了，发了，我们的节目就别看了，我们都去带白粉好了。徐老师确实是不太想活了。两哎，就所以我说，尽管现在哈，大陆人民正在谈什么防输、防解、防解，听说被控制了哈，这个等等这些话题，可是我觉得啊，咱们身在香港，应该说说这个题目，就说这个奶粉最近几来啊，我就感觉到香港的这种气氛。 嗯，哎呦，而且你可以看看照片，现在叫打击这个水货客啊，两岸都得动员起来。嗯，你看这个箱子里装了多少罐奶粉，你再看下边。现在啊，这个铁的铁路部门要过磅，就是你你带的东西行李太重，你都有可能是带水货的。对，那么这所以你看，你再看下面排队过磅的这个这个人流。 我才知道，你这原来在这个粤港两地之间呢，你说什么都能挣钱，有这么一种行业，就水货客，他不是带白粉，带白粉那个是更更更厉害的了，嗯，他就带点这个日用品，比如说他赚什么钱呢？他带一罐奶粉，基本上赚二十港币，给你带过去。他们现在这一查呀，他们有时候会拉你，比如说看，哎，徐老师，你你你能帮我带吗？对吧？你帮我带过去之后，我给我给你二十。 就就就用这种方法。嗯，他其实除了奶粉之外啊，早在半年前就开始带的是什么呢？带的是一堆的卫生纸啊，啊，包括香港人很爱喝那个伊利多啊，伊利多，伊利多啊，然后各种各样都是一些你觉得很便宜的、很廉价的日用品。那其实也都是深圳那边有很多人需要，或广东很多人需要，于是就有大批的人这么来来回回，所以使得上水火车站那附近啊。 那附近的那些市场啊啊超市啊，很多东西都都卖断货了，都没有了。所以那阵子有一些香港年轻人发回发起一个行动，叫“光复上水行动”，你听过没有？对，就堵在那个上水火车站外头，然后咒骂那些水货客，就说你们滚回去。对，喊出那个口号都是什么口号？说这个。 说中国人滚回中国去，但其实水货客不一定就是内地人，也有很多香港人参与。没错，是是是，就跟在欧洲玩的似的，一样，对不对？对，它只是一个。 你这个经济规律嘛， <coughs> 你两边这个水位不不平嘛，那下面管道一通，它就会这么流动嘛。而且这里面还有为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它能够反映香港现在一些内部问题。因为很多走水货的人是什么人呢？你比如说，现在这几天也有一些报纸在访问那些走水货的人，他是一些香港的一些没事干的人，有些下岗工人。 有些年纪很大，但是仍然需要挣钱，呃，勉强才能够糊口的那种人。我从这个问题，我感觉到什么问题啊？我说这个就是反映了什么呢？你中国大陆别你中国大陆了，我们中国内地这个奶业的彻底失败。当然，这是中国这个奶业的耻辱。你这就是说，中国人实在穷的没办法，还是只能买你这个内地的奶粉。 稍微有点条件的，能去香港。你知道现在内地妈妈们怎么说？嗯，说你香港说一次只能带两罐那么对我来说，不过就是过去一个月跑一趟。现在呢，我一个星期跑一趟，就是说我每个星期去趟香港，为我宝宝买回两罐奶粉，就这样，他都不要。 内地的这个奶粉，嗯，所以你就说是你这个，我觉得你这个行业啊，那那为什么内地就不能正式的进口这些奶粉呢？一一你他无非就是在香港买。 也是买外国的奶粉，香港又不是奶粉。他这个进口啊是这样，他也不能进口。为什么？他现在买这些牌子，这几个牌子，嗯，他其实内地有卖的，嗯，但内地卖的那几个牌子呢，它是内地工厂生产的，大家不相信。那这种状况下，就等于你，比如说可乐，你如果可乐你跑到美国买回来。 你就不能你这里有生产，你就不能够在美国带。虽然同一个牌子，它在中国生产的，它觉得质量就不如在就不如了原地生产，没错。所以他就到香港来买。所以说是内地这个奶业的耻辱和失败吧，也就是内地啊各行各业信誉的失败。嗯，就从这个问题上反映出来，为什么内地人只要有条件的，宁愿跑到香港买东西，都不在你这个北，甚至北京、上海都不买东西，你又贵。 又有可能是假的。同样的外你知道为什么内地就是红酒？咱就说啊，为什么那个拉菲啊什么这些瓶，一个瓶一万块钱回收啊？你内地你买个红酒，你买个酒你都没有把握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都不要说内地酒，德国你知道吗？德国媒体称，你说中国人将来会变得这多么可怕。 我就是说，德国已陷入奶粉危机。不要讲香港，数千名妈妈必须面对被横扫一空的超市货架，因为中国人扫到德国去了。全世界现在，因为中国人都在啊，因为中国人把德国婴儿的奶粉都买光了。一家奶粉公司说，我们只为德国的婴幼儿生产奶粉。该公司从去年六月到十一月，已经把奶粉产量提升了百分之三十二。 微博上人们的评论是：距离全世界限购的日子不远了，而这个都是因为中国人民。而且这个问题呢，就现在是这样，他那个有一个网络，就我们现在不是很多留学生、很多移民嘛，他就是动用这个留学生、移民网络，在世界各地，那么去请他们寄回来，或者是带回来。 所以这样的一个，因为中国现在出去的人这么多啊，这个这个庞大的水货网络遍布全球，现在全球都闹入一个奶粉荒嘛，就欧洲跟澳洲会不会是这些奶粉公司故意把这些东西夸大，以提高他们的经济利益？我觉得这个当然有可能哈，这个等一下回头讲香港的情况你就了解到。但是这里面首先要解决就是中国现在已经变成把自己的。 奶业的问题向全世界输出，嗯，这等于是，嗯，这是输出我们的问题嘛？什么叫输出我们问题？就像你讲的，我们奶业过去搞了这么多年，有好几家企业被人骂了那么多年，结果，呃，有的倒了，有的在那抹一抹屁股，好像又没事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搞到现在，那其所以弄到现在，大家都不愿相信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本身的问题就被转移到世界范围去。 所以这是让全世界都很担心的一个事儿嘛。但是问题是，你又说起来又很可笑。我们火箭都能够做的那么好，对不对？人都能够上太空，我们奶做不好。哎，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信任失去了。我为什么觉得是内地奶业的彻底失败啊？ 从当年三聚氰胺的时候开始，这一路下来到今天啊，而且事情的发生它是有一个背景的。 <coughs> 到最后，中国的这个什么瘦肉精了，这个食品那个食品，什么地沟油啊，当这些问题，你看现在效果出来了，这个效果出来了就是什么呢？你就是中国奶粉，你弄好了。 有钱的人，稍微有条件的人，我也不会再买你了，因为信任不是中国奶业的问题，是中国奶业信誉的问题，甚至是中国各种产品信誉的问题，现在都受到影响。咱们可以去一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咱们说一个跟这个奶粉有关的段子啊，呃，有一个少妇报案，一个少妇说跟警察说，我把钱放在胸衣里，在拥挤的地铁里被一个帅哥偷走了。 警察纳闷了，这么敏感的地方，你怎么就没觉察到？少妇红着脸答：“谁能想到他是摸钱呢？”哈哈哈哈哈！这跟奶粉 <laughs> 有关系？对因有点经过精精致。咱们 <laughs> 每每每每天一句话，欢迎大家多推荐啊！ <laughs> 啊。 哎，接着说奶的问题，徐老师比较熟。我我， <laughs> 我本来倒没有特别想到就是奶粉，我总觉得这个是呃一国两制这个两面的差价的问题。我觉得这个对香港将来长久来说，你们就觉得专门是奶粉，呃别的有差价，别的也有差价问题，但是其实还有品质的问题。你比如说世界名牌的服装，这你就看出来，了。不是不是现在我我自己就碰到，过，我就在大埔的超级市场，我就碰到一两个呃讲普通话。 的中年的女的就在说，这个你觉得有没有人要？那个会不会好？那个全买吧，回去试试。你这听得出，他们就是在内地开了一家杂货铺。嗯，呃，深圳现在有很多叫外国货专门港货铺。对对，他就是时代友谊商店。对对， <laughs> 他就是把香港的超级市场的所有东西都搬到那边，对，在那边提高一个价格来卖。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一国两制的当初设计的时候这些细节没考虑好，这个就是一个一个一个经济差价的问题。只要有这个差价，而且现在不单是这个东西，现在周六周日啊，过去呢是在罗湖那边有一些看牙齿的这些医生啊，对因为香港贵，所以他们跑到罗湖去看牙齿、买窗帘，现在倒过来了。现在周末香港的私家医生生意好。 嗯，内地有钱人他就到这里来看私家医生了，嗯，因为你在内地看个医生，我要找到好医生，通过人我还得红包过去，嗯，那个对啊，五百一千还拿不出手。香港的私家医生是贵的，专科门诊就六百一来，可是那比红包还好办啊，明码实价，明码实价。所以你看这个这个已经带来了，这个所以这我觉得这个除了你们刚才讲这个全球化的问题啊，奶粉这个问题，我觉得。 这个香港跟内地的这个经济关系现在面临一个挑战。徐老师，你刚才讲这个，恰恰就不只是差价问题。嗯，其实很多东西，你比如说你在香港买的跟内地买的是一样的东西，嗯，他还要买来香来香港买，这还牵涉到他信任的的问题，就是刚刚你讲那个信任问题。还有你刚才讲医生这个问题是又是一个好好的例子，他其实计较的不是钱，不是说。 呃，我这边给红包加起来，还不如到香港那给的少，还还也能看到好医好大夫，而是这边你摸不清，嗯，这边你比如说人家说这个医生好，你就挂上号，你要给红包给多少，这里面太多复杂的东西，嗯、要牵涉很多关系，牵涉很多网络，你觉得这事你你你搞不清楚到底到最后看了出来是什么结果？但香港那边呢，仿佛是制度在。 能够保证它清清楚楚，嗯，好像没什么大问题。所以现在深圳人跑到香港来做各种各样的消费啊，这牵涉到的是一个制度问题。嗯嗯嗯，就是双城记啊，因为一方面这个双城将来的合并的趋势啊是无法阻止了。你将来随着这个高铁啊，从福田坐车十八分钟就到尖东。 对，十八分钟到尖东以后，这个两个城市啊，你从你要是你今天能坐一个直升飞机，在深圳湾上空看，你就看的叫说飞机降落的时候就看很清楚。你从国外回来，在香港机场不是要绕一圈吗？你就看得很清楚。哎，你以为到了，哎不对，这是深圳，然后这一片黑的地方，哎，这个就是香港。其实他们的距离非常近，但是我们又是把它划成这么两个地方。可是，对历史上本来就不是分两个地方，现在很多人也会觉得将来。 大势所趋该在一块，但现在香港人最抗拒的就是要在一块，为什么？举个例，今天报上还又报了一个事儿嘛，就说到香港有报纸报说，广东不晓得很多人发掘出来，最近不是说数字有多很高的一。 一一大群人，他的驾照是买回来的。嗯，那么你要知道，将来现在一直在谈的就是这个两地行嘛。对对对。现在比如说香港开车上去可以，但上头开车下来是不行嘛。嗯。那一直在谈说要要迟早可以，好，迟早可以那就完了。马路杀手要。那你这一大批 <laughs> 你你上头你没关你那么多人是买回来的那个驾照，嗯嗯，那这些人来香港怎么办？所以香港会，我觉得将来这个。 这种这种矛盾啊，越来越激烈，就香港人会越来越抗拒。其实香港人呢，也有的地方也挺让人讨厌。你知道为 <laughs> 为什么？这个他不友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呃，比如说开车是吧？好多大陆的这个马路杀手都跟我谈过这个问题，就是说我们在在香港开车啊，他们香港人就有点什么，像伦敦人也有点这个劲儿，你知道吗？就那种得理不饶人，就是哎呀，人家这个车呀稍微开的慢一点。 滴滴滴滴滴，就在那儿，好像沾着点理儿啊，或或者说你这个稍微违反点交通规则，或者你拐弯的地方你有一些迟疑，这个香港那个司机啊就得理不饶人的那个那个那个讨厌劲儿啊，确实挺烦人。但是呢，这是在另一方面也有一种什么，他有一种对你大陆人不懂规矩的这种愤怒、愤怒和那个歧视，就是说，就你们就是这帮脏人，你知道吗？我也能知道他们心里想什么，就你们就。 不守规矩，你知道吗？嗯。哎，所以我就能理解这样的一些人，哎，快把他们的奶粉都买光了，把他们的生活资源，把他们那个孩子生孩子妇妇产科的这个资源，都给快抢一方面是实际的生活问题，但是我觉得还没有到真正影响，因为他们现在还有很多方法，你上了一个什么什么会，你就可以保障有可以买得到。 在香港的这个居民啊，而且他现在列入跟米一样列入战略物资，他还是能保到。我觉得这个问题凸显，主要还是一种情绪。香港这个情绪啊，如果我们讲，就是说苛刻一点的话，是希希望大陆的钱，但不喜欢大陆的人。 香港目前的这个这个这个情绪，嗯，那不喜欢就是因为刚才讲的，你的规则跟我们不一样，你会坏了我们的很多的规矩。但是这些年，我我一直会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：，美国来的人也好，北京的人也好，包括香港人本身也好，会说，你觉得九七以来香港变了没有？我们常常会想这么一个问题：，香港变了没有？就是说，我仔细想了一下，我觉得表面看变化不大，嗯，实质上变化非常大。 变了太多了，我觉得。实质上变化的，香港的很多这句话讲起来啊，很很拗口。香港的很多好的不好的变化，是跟大陆的好心的帮助有关系的。哎，这个挺有悬念。咱们先去一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徐老师掐指算卦呢，这是哈？不是，呃，我刚才的话接下去讲就是，七十年代不是四小龙吗？四小龙现在只有香港退出了。嗯。为什么？ 另外，新加坡、台湾跟这个韩国都有自己的科技，有自己的工业。香港就把自己曾经有过的手表啊、玩具啊，所有的工业包括科技，全部被消灭了。被消灭的原因是什么？ 就是因为大陆跟你好啊，什么方法，你你你的东西转运，我们让你赚钱，你经济有问题，我们这样撑，你需要怎么撑，我来怎么帮你，你需要什么政策，差不多到了这个地步，就说，哎，你看有什么问题，股票跌了吧，有什么办法可以撑吧，我们来给你撑。你越是这样撑的话，使得整个香港现在在四小龙当中自己走了另外一条路，而这个一条路是跟大陆的很多，我我相信原意是善意的帮助，是客观上是有关的。 嗯，没有啊，我觉得香港香港代表得谈，因为为什么？呢？因为香港所谓在四小龙时期，八十年代香港还叫四小龙，甚至九十年代也叫，但那个时期香港早就已经失去自己的产业了，因为香港是四小龙里面最早放弃自己的工业的一个地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正好这是大陆一改革开放，那个时候并不是大陆想来帮香港。 恰恰相反，那时候大陆是需要香港自己跟技术回去，嗯，所以从八零年代到九七年的时候，从改革开放开始到一直到九七年，整个香港的产业大量的往北去，比如说到广东、到到到浙江这些地方。那这些呢，其实就是当时香港早就放弃自己工业，而香港仍然能够保持住经济地位，是因为它已经彻底转型到第三产业，就服务业。 或者是但是金融业。那么现在香港问题在哪呢？其实，在我看来就是，呃，除了说经济上有很多的自由行啊，或这些本来就说是想帮香港的，那么但这个所谓帮香港，这个我觉得还可以再讨论啊，因为本来双方的贸易就应该是自由的，我觉得。但问题在哪呢？香港人现在觉得有变化的地方，还不只是经济上的变化，而是生活上的变化。 对，你知道文化上的变化。哎，你这讲这两点都是我想说的。一个是香港这个有个叫丽苑粥面，嗯，几十年的老字号，前一阵儿倒闭了，生意很火呀，很好，大家最后一天大家排着队再去吃它的粥面。但是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房租加价。就说你就是生意好了，香港的房租贵的，它开不下去。然后说好多药房都关门了，但是只有。 还有奶粉的那个药房，水货客买奶粉的药房还能维持下来，你这这香港经济现在情况。钟表卖手名牌表的地方，代替了吃粥的地方了，这就是香港经济。但是你房子也是。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。